天天在讲，这个用功办道是一个圆子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啊奋斗的目标吧，共修的。参念佛是谁？提醒用功。 这是我们大家从事的这么一个中心，都是围绕这一个中心进行工作。但是人多了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这是各式什么样人都有，什么心态也有。 要佛法，心量要宽大，啊，又能容事容人。修行跟走路一样，那么你必须把这个路的方向。 要认得清清楚楚的，不然这个路就不能走。说佛法讲修行，就是讲要开政治正见。说是这么说，讲一个政治正见，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，他不会一样的。 如果人的理解都晓得什么叫做政治正见，啊，那个禅堂的用功呢，也不会出偏差，行为上也不会出一些麻烦。这个这不是我们这个禅堂好好的一个禅堂啊，啊，啊，不应有的现象，禅堂也会有的，怎么来的呢？ 都是因为知见不正确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修也好，不修也好，要有一个正治正见。你有一个正治正见做你的主心骨，你任何时间要修，那你这个修呢，最后都在走在 正路上，所以说这个众生有三句：啊，正定句、不定句，还有一个狭定句。那个有狭知狭见的，啊，直见不正常的这些人，都是狭定句。 啊，狭定句就是邪知邪见，啊，不定句呢，大地就凡夫不定。啊，能善能恶，啊，能信佛能不信佛，他不定的。啊，正定句呢，那就是圣人。 传堂，你看单单参一个念佛是谁，有些人呢就不适应，好像是这一法太枯燥无味了。啊，你想的多了，想的多了就会出毛病，那出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你要是，哎，对于念佛是谁这一法深信不疑，一天到晚起疑情都来不及。 哪里有功夫打妄想啊？嗯，传堂虽然讲用功，也讲话，啊，又有讲话的人，也有听话的人，啊，会听话的，你怎么讲，我都听的都是正知正见，啊，不会听话的。 哎，人家讲这事蛮好的，蛮对的啊！你也把这个道理给我截歪它。啊，你看我们这个禅堂啊，说起来这个了生脱死的道场，嗯，但这也不奇怪，嗯，历来都有。现在禅堂的讲呢，主要的。 就是讲用功，因为我们现在禅堂呢，就是要用功的。实际上讲呢，哎，都是旁敲侧击，啊，说这不好听吧，就是东扯西拉的，啊，啊，但是啊也有帮助啊，嗯，有正道，也必须有中有助有助道。 就光吃饭一样，你说我光吃饭，说起来叫个吃饭，啊，吃中饭吃早饭，那个饭要不这菜怎么吃饭的呢？昨天讲到禅宗，啊，我们这个禅宗的宗旨，啊，禅宗有五家宗派的，讲临济宗。 德山棒，林继鹤相提并论，这是禅堂里向也是经常讲的。我不是说的嘛，经常讲不怕呀。我们这个凡夫的身心，一定要用佛法来占据，而不用那个那个妄想啊、分别啊、胡思乱想来占据。啊，所以讲讲佛法。 呃，就是取些这个意思。真正用功的，那他就不要听的。啊，你说他不要听，禅堂里面偏偏有那么多的人，他不是来用功的。啊，那都是来做听课的。啊，你这讲课，我就听课，他不是来用功的。 <coughs> 听听也好啊。 啊！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。看看过去的这些个祖师啊，高僧大德怎么样的违法为人，啊，怎么样的用功办道成祖师的？你看看临济祖师，昨天我们介绍过的嗯，跟我们走的是一条路。 既然是一条路，过去的祖师走的路，我们也走，那我们将来不是也要成祖师吗？就是一条路啊，他走这条路成祖师，我们跟着走也会成祖师的，那是不会错的。啊，但是你要走呢，还不能走样啊，学人的东西啊。 学人家的东西呢，就学到家，不能走样。林继鹤德山棒，因此宗门下称为棒鹤门庭。这叫七只棒头开正眼，一声鹤下戏狂心。你看那个棒是随便的吧？你看那个鹤。 那是随随便便的嘛？啊，一声喝，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，它有这么大的作用。德山祖师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啊，德山祖师据说是四川人，啊，他姓周，啊，是专门。 研究《金刚经》，专门弘扬《金刚经》的啊，所以人家都称呼他叫“叫周金刚”。 <clears throat> 那个德山祖师，没有出家以前，没有开悟以前，释法精通，文字精通，啊，那是在世间法上是一表的人才。 后来消了佛了，研究《金刚经》，成为金刚书主。那个《青龙书抄》就是他做的， <clears throat> 那是不可一世的。啊，人也是一表的人才，啊啊，过去那个祖师啊，哎，那个祖师可不得了啊，身体都好，相貌都好，那是法器。 哎，这讲经的人呢，都是一教宣扬啊，佛的教法、经教怎么说，他就怎么叫弘扬。哎，他听说这个南方的佛法，这个禅宗教外别传啊，谈什么知止，谈什么立地成佛。 谈什么明心见性？这个跟教下这东西呢，格格不入的，教里头没有的。要么常规的教下呢，说那个修行要是从凡夫的要修到成佛，那哪是一天两天立地就成佛了？哪有这么变呢？啊，啊，经常三大无生七劫呢，啊，你就是证一个。 小果的阿罗汉，啊，还有三生漏世劫，啊，最立根要三生，最重根要漏世劫。他说：“你们这个禅宗，禅宗讲教外别传，立地成佛，放下屠刀就马上成佛了，啊，这么便当啊，啊，这简直是魔说的，不是佛说的。” 佛经里没这么话，没这么多，没这么哎，没这么说过。佛经里像那个，你要说说三大无生界第第一有什么劫？正三十个果位，第二个无生劫呢，正七个果位，第三个无生期呢呢，正三个果位。果位越高，费的时间啊越少。 啊，就是那个，呃，果位越高，费的时间越多，不是越少，嗯，那就不是说是立地成佛，啊嗯，那经过那么多的时间呢，他对禅宗法呢，禅宗对禅宗这一法大不以为然。他说我这个，呃，弘扬菩提正法的。 啊，说是当时是不可一世，啊，他想到南方来，啊，露这个摸子的哭着，就是我们这个禅宗啊，啊，都像你们这着了魔一样，摸子摸孙。哎，你说起这个话来，一点都不错啊！我昨天还提到接到一封信，香港大屿山的，这个信呢，这个好几年都没接过了。 现在又来了，这也是一个，好像是一个什么小组织一样，专门诽谤禅宗的，把你这个禅宗的祖师大德说的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哎，都是要下地狱的，啊，过去呢，隔一个时间。 他就寄那么一封信出来，哎，各个时间就寄一封信出，来就这么出来，专门回谤禅宗的，啊据说这个组织既公开又不公开，就在大屿山，靠在那个宝莲寺那个地方，啊，当然我们也就在那个地方。嗯 <clears throat> 你看看这个佛法，啊，如果你要没有一点正知正见。 遇到这种情况，你怎么能够分辨是非呢？嗯，那你的立场就不稳了。啊，怪不得有好多的出发型的人呢，老是摇摇摆摆的。人家说好，哦，他就好好好，也就跟着好；，啊说不好，他就跟着就不好。啊，弄得自己莫衷一是，不晓得什么这个对的。 不晓得什么叫是不对的。那个周金刚， <clears throat> 他既然有这个想法嘛，他就这么做了把青龙书抄背到就到南方来，要教化我们这些个啊，成为禅宗的，他就是摸子摸孙的，是的。 那就是在路上嘛，遇到就是肚子饿了，那个心绞嘛，满心苦家挑着个金蛋子，啊，长途跋涉，嗯，那天呢走在路上，俺肚子饿了，啊，在路边上呢看那个卖卖点心的，那过去讲是卖糍粑的，实际上就是卖点心、卖大饼、油条的，啊，就卖这个东西的，他就把这个金蛋子卸下来，啊。 嗯，这个卖点心这个摊摊呢，就是一个老太婆。看下来，这个老太婆呢，还不是一般的人，啊，啊，不是一般的人。行了，买点心吃，这个老太婆一打量，哦，这是一位大师傅嘛，啊，相貌堂堂，背着一个背这个背夹子，那么多的书。 嗯，那么这个这个老婆婆啊，呃，就发问了，她说：“你法师啊，从哪儿来呀？到什么地方去呀？呃干什么事儿的？你这个里着那个背的是什么东西啊？”青龙书抄，专门解释《金刚经》的。这段故事人人都晓得的，大家都很熟悉的啊。 这个老婆婆就问呐：“那个青龙书超是解释金刚经的。”他说：“金刚经里下有几句话，啊，我想请问法师，如果你能够回答，哎，我这个点心呢就借圆了，不要你钱了。如果你回答不出来，你给钱我也不给你吃。如果这个老婆婆要是脑子里肚子里头没点东西，她也不会问呐，她怎么会问呢？” 哎，后来才晓得这个老婆婆不是一般的人呐，哎，他说：“个《金龙》她那个《金刚经》说的是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他说：“你法师今天到我这儿来要买点心吃，你点哪个心呢？” 那个德山祖师当时被这个老婆婆一问，哑口无言，回答不出来。啊，弄这帮该嘎的。他说：“我这个法师讲《金刚经》，你说讲别个经吗？我还是嗯不内行的。如果讲《金刚经》，我是讲透了的，讲的天花乱坠，啊，讲的头头是道。” 偏偏今天遇到个老太婆，呃，不，我被她不，我被她将着我这么一军呐，那我将就慢的下不了台。 <coughs> 当时那个德善组织就晓得了，他自己嘛聪明人呐，啊，晓得我过去学这东西派不了用场的，到了真正派用场的时候，派不了用场。 那这还不是到生死关头呢？哎，也不过是你学这东西，呃，人家问问你，也不过如此而已啊。这个关都过不了，还能了生死啊？啊，能派什么用处呢？讲经的法师啊，他会讲啊，一文解字啊，一文解义啊，讲的天花乱坠啊。 啊，这个才晓得。我过去虽然会说会讲啊，那都是意识分辨，都在意识上做分辨的，不能派用的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那就是入海算沙，啊，徒增困惑。那才晓得我过去学的。 哎，未能够彻法底源，这叫做纵然皆得千经论，一句临机下雨难。那这句名言呢？说我这个法师啊，说我什么经啊，什么论呢啊，我都能讲，都能说，啊，视至变聪。 到了现在，一个老太婆一问，我就不能回答。你说那个本事摆在什么地方呢？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一句“邻居”，这叫个“鸡”。我也中文下讲个“鸡”，“鸡风转雨”啊。到了关键的这个时刻，啊，要派用场了，派不了用场。一句“邻居”，下雨难。什么叫下雨？就是不能回答，不能开口啊。 你看那么大个堂堂的一位法师，呃，不可一世的，到半路上被那个路边上老太婆一问，都都都都都都都都不能回答，这还能做人吧？深深惭愧，啊！我这个呃白学的，法师白学的， <coughs> 那也就告诉我们，学佛法能不能派用的？ 还是学的好玩的，啊，还是学的装装门面的。这样一来，说周金刚那个这那个那个那个这德山祖是小德子就不对了，小德子就不行啊。嗯，后来发现还怎么办呢？这还要从头当参学。啊，当时大家听到那个龙潭祖是龙。 啊龙潭重信禅师啊，道高德望啊，德这个呃呃，道高一方，他想去去参学，参去龙潭。过去当参学，到一个祖师面前，不是像现在的人呐，你去当参学，请问佛法，你请问什么，跟你说什么，他不睬你。 啊，你看二祖传达摩，啊，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啊，他也不跟你讲话。达摩大师就叫就面壁坐那个地方，啊，你这求法你就站那地方吧，啊，一站就不是一个钟点，两个钟点呐，啊，站很长的时间。他说那个外面下雪了，下雪也还站那个地方啦，啊，你看看二祖求法，啊，啊。 断背，这雪地上啊，那雪下的满身的，到了那种程度。那现在呢，那个德山祖师到去传这个龙传这个龙禅祖师，龙禅祖师也在那坐着啊啊，我不跟他讲话，什么意思呢？ 那个祖师为什么人家这张残学来求佛法，为什么不讲话呀？宗门嘛，宗门告诉你们了那一直一天到晚跟你说啊，啊不利语言文字嘛，一开口就是错的，不开口才真实佛法呢，不开口才真正的是不二法门。你看看，那个维摩经最后那个不二法门的就是那个维摩祖师呃，那维摩居士。 嗯，啊，他说：“请问老居士，什么叫做不二法门呢？”那个维摩居士呢，他就不开口了。啊，那是真正的不二法门。你看看，维摩居士是古佛再来的，那过去的祖师都是这种样子。那个德山，传龙潭祖师，龙潭祖师坐在那就不开口，啊，那到半夜了，哎。 半夜了，时间太长了。龙泉组织啊，就开口了，可怜啦。他说晚上了，这晚了，这么晚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那个登山组织不休息吗人家啥这个要叫不休，叫不休就回去休息了。家晚了，外头很黑，天黑的看不到路。哎，他说我看不到路啊。 哦，那个龙呢看不到路，好好好，我点个火把你，就点一个，哎，过去没有电灯哎，啊，连蜡烛都没有，啊，就点那个纸名儿，啊，就就给他，龙潭组是点一个纸名儿，递给德山，德山刚刚接到手上。 这个龙潭走神呢，一吹就把这个什么熄灭了，就是这个一吹一熄灭，那个德胜就是开悟了就这样开悟的。哎，你看过去的人怎么开悟的？这个开悟也有个原因的，啊，你说。 临济祖师开悟，是因为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，老打我，来三顿挨打，他不明白，犯什么过错了嗯，这是也是因一而悟的。啊，德山祖师也是一样啊，哎，这过去心不合德未来心不合德我这讲的，我讲经的时候蛮会讲的嘛？啊，我讲的头头是道。 怎么这个老太婆一问我就回答不出来？什么道理啊？她也是怀着莫大的疑情啊！哎，到那个地方勤见龙潭组织的，嗯，势力已久，他就一直抱着这个疑情，没有放过，哎，所以他这个疑情成熟了，哎，这个纸媒一吹，开悟了。 开了悟以后，他就有语言了，啊，他说是，呃，借势穷诸玄变，若一好至于太虚，借势枢机，似一低头于即何。可见在你那些个玄变呐，就是你那些过去学的那些个东西，会说会讲啊，啊，那太渺小了，啊，自己以为了不起。嗯 后来他就把这个，啊，青龙书抄通通烧掉了，没得用了，啊，啊，从这以后，他自己也做了道场，啊，呃，拈一根棒，以棒接人，啊，邻居有学生来了，是以鹤接人的，德山是以棒接人的。 这个两位祖师呢，都是东门下的祖师。那个龙潭信祖，就是德山亲近的这位祖师，是什么人呢？啊，就是那个老太婆卖点心老太婆的儿子。你们想想看，就是老太婆们不是卖卖卖大饼油条的吗老婆婆吗啊，呃。 那他的儿子，你可见得这个老太婆不是个寻常人，嗯，啊，啊不是个寻常人，他就能问，嗯，啊，这都有这个佛法中都有殊胜姻缘的，老太婆的儿子，那个龙潭信主还小的时候，啊。 住在一个庙的旁边啊，那个庙里的和尚呢，这个出悟和尚，啊，就天皇寺，这不老太婆嘛，过去嘛也是做点开点心店的，啊，大饼油条啊，就是卖这些东西的。那么这个庙里的和尚呢，都有很有道德，就像搞木寺一样，我们这个天天在这打七用功啊，人家老发行供养啊，送油啊。 送面呐，送米呀，送菜呀。那今天晚上，人家还推车来了，啊！哦，那叫做虚消信失，辜负护法斋主的期望。那我们有过呀，啊，就像天天吃包子一样。过去禅堂的打击讲吃包子。 吃包子可以，啊，吃包子吃过哪个还钱呢？嗯，不能白吃哦，没有白吃的。所以那个老太婆，那个他们怎么开个小小点心店，天天的， <clears throat> 那就是龙潭信主那还那时候还没出家呢，啊，啊，就叫他们每一天拿十个饼子。 啊，去供养这个出家和尚，还有全是大众。那个时候物和尚呢每天把这个十个饼子接受下来，吃过了以后，他总剩一个饼子回敬给他。啊，就是说了，我回你给我送十张饼子给我吃。 我省下一个饼子，啊，这个饼子呢，啊，反馈反过来呢，我再给你，啊，这一个饼子叫你今后要因，因庇子孙，就是福音未来，啊。 嗯，这个那个龙泉信祖啊，那个那个时候呢，他还小呢，就天天送饼子送的，我天天如果是天天送十个饼子，哎，哎，又回一个饼子回来，他说，说什么意思？他说我这个送十个饼子，为什么意思？他回这个饼子呢？哦，福运未来。他心里想着，嗯，他有的时候他就问了，他说我送你十个饼子嘛，你就接受下来，我就吃就罢了嘛，为什么回我个什么呢？那个。 储物和尚就是说，他说你送的来的给我啊，我还给你，不是蛮好的吗？嗯，我接受九个，回馈一个给你，啊，是你福荫子孙后代，这一扎饼子就能够福荫子孙后代，就是将来他就看到了。 你这个龙禅祖师那时候还没出家，这小点你这是一个法器，将来是会做祖师的，会教化一切众生的，嗯，这就是福音后代子孙的，用这张饼子，哦，当时呢，他就心里想就有所了悟，怎么呢？呃。 后来嘛，因为经经常嘛亲近跟佛跟三宝在一道嘛，他就想出家。后来嘛，就跟那个呃悟空就出了家，出了家就在那个庙里先行苦恨，行了好几年苦恨。 <clears throat> 过去出家，哎，有的都行苦恨呐。修道的人没有福报，也是一个缺欠呐，身心都不会安的。 啊，不是现在的小和尚，哎，出了家了，就是做点事儿，心里向呢，啊，都是不那么太平的。啊，过去出家那些人，他们过去也没这个禅堂哎，啊，出了家了，啊，就跟那个出家在一道。 一天到晚，这个劳动啊，做事情啊，这个这个，后来后来后来就这师傅说的，他说我这出了家几年了，啊，要师傅你给我说点佛法嘛，啊，我们出家是为了佛法出家的，说点佛法，嗯，那个出，师傅说说佛法，他说我天天跟你说佛法，你没听到啊？嗯，他说你怎么跟我说佛法的？我我你没跟我说佛法吗？ 啊！我天天跟你说法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！他说你每天送茶给我吃，我就用手接过来了；送饭给我吃，啊，我就吃了。啊！你跟我磕头礼拜的时候，我就点点头。啊，我这不是跟你说佛法吗？你看过去的祖师怎么说佛法？他就就这么说的，没有像在像我们这个样坐在这个地方。 啊，站板打起来，哎，还要这么啰里吧嗦的说这么多？没有啊，嗯，啊，那我们今天晚上马上四十香开进来吃豆腐浆，那那豆腐浆是倒的来了，这就是说佛法的嘛？什么叫说佛法呀？佛法就在日用当中，啊，佛法就在日用当中啊。 这就叫佛法。过去的祖师就这么说佛法的。 <clears throat> 当时呢，他心里下就有所了悟，好像是哎，这个道理好像是不说嘛不晓得，一说哦，说这个就是佛法呀，他心里就就了悟，啊，哎，那个出家之后就说了，他说了悟了悟呢，那当下了悟。 眼前见得巨下成章，他你不能想，你这要是一想呢，一想就不都不就不对了，啊，一想就跟那个田惠彻祖，那田惠彻祖啊，见雍正皇帝一样，哎，问你如何是本来面目？你想，你稍微一想就不行，啊，吃着好的差着千里。 一想呢，就落到心意识了。当下说，当下就领会，那就是不落心意识，啊。这样一来呢，那个卢先生就开了悟了，啊，开了悟以后，他就问了，又问这个出悟和尚了，这悟和尚啊，他说这个我没开悟以前。 那是一回事情。他说：“我开了悟以后怎么办呢？”你说：“开了悟以后，你们说开了悟以后，但现在我们常常的用功都想求开悟啊。没有开悟的时候嘛，想开悟。开了悟以后怎么办？”古人讲：“不进门来还有可，一进门来事更多。”这是一个。 啊，还有一个呢，啊，未物一切如上考比即物以后更如上考比这是又是一个。现在讲这个龙潭信主开了悟了，他就问这个初悟，我说我开了悟怎么办？如何保认就是我这个功夫开了悟以后还要保认呢？ 啊，说这个水边林下保养盛胎，就像出生的婴儿一样，那还要保养，不保养还成活不了。啊，那个悟空怎么回答他呢？他叫做随缘放旷，任意逍遥，占尽凡情，别无圣解，就这么告诉他的。啊。 随缘放旷，任意逍遥，啊，那我们平常所说的那叫做历境练心，啊，还要做更成熟的工作，那还是悟受的悟后的事儿，啊，我们现在还没有悟呢，没有悟就好好就用功啊，大家发现现在三年不是？